哎呀，侯爷，一路鞍马劳顿，辛苦了。周大人不必多礼，卑职拜见侯爷。这位是？这位是我的师爷孔成风。卑职孔领草字成风。成风先生无需多礼。听闻侯爷此次路过慈州，我家大人一早便备了酒席，为侯爷洗尘。酒席就不必了，路上奔波疲惫。 不如备些家常，周大人，咱们好好叙叙旧。哎 <laughs> 呀，好，好，好！呃，先下侯爷随我入城歇息片刻，我换人去准备饭菜。呃，这禁军兄弟们，老虎，你们在此驻守。是。兄弟们，在此扎营。是。文州，你同我一起进去。 晋江文学城，唐九卿原著，斟酌文创出品制作，光合积木联合出品录制，广播剧《将进酒》第二季第十集。 屏风后面，看风景。这周府大人的庭院，虽然布设简单，倒也别致。隔着屏风，能瞧清楚吗？如梦如幻，瞧着才心动。你现下将屏风压了下去，看清楚了这景色。 也就没那么风光旖旎了。那你看我呢？是个风流挑踏的家伙。现在看清楚了。 这还不够旖旎吗？还差点意思。今夜五百两，包赚不赔。我怕我身娇体弱吃不消。不要妄自菲薄啊，兰舟。 <laughs> 对了，方才周贵没有立刻放行，就说明还有顾虑。待会宴上谈话时，不能。 <laughs> 不能仗势欺人，谨遵其训。我知道了，放我下来。衣服都乱了，二公子帮你整好。离都后，就再也没有见你戴过冠了。我这样不好看吗？你怎么样都好看。 可惜了，耳坠都落在了曲度，我得趁早在这儿挂个耳坠，刻上我小残的名字。走吧，我们去会会周贵。 萧池也说是要与我叙旧，可我们先前面都没见过，哪有什么旧可叙啊？不过是找个由头详谈罢了。李北和去都，咱们哪个都开罪不起啊？还有个土匪雷长明对咱们虎视眈眈。雷长明如今已经成了中国的土皇帝，不知朝廷何时才会派人来剿匪？唉，六年前边杀骑兵入境。 多亏李北铁骑救援，磁州才得以保存余力。这份情谊我一直记着，所以此次我竭尽全力为李北筹措军粮。但萧池也犯下谋害皇帝的滔天大罪，我就是想佯装不知也不行啊。那雷长明不出半月，定会来要钱要粮。恰好萧池也此刻又到了磁州，这这两个霸王碰在一起，我我真怕再闹出什么祸事啊！哎。 莫慌，萧池也手握两万训练有素的禁军，有他在磁州坐镇，崔长明也要掂量掂量自己的本事。哎，不妥不妥，禁军常年待在曲都，哪见过真刀真枪的战场？若是那萧二公子在磁州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我如何跟李北、跟他父兄交代呀？禁军肯提着脑袋跟他跑这么远，就说明他有带兵的能力。 不过百闻不如一见，今晚宴会，我们好好会他一回。好，大人，侯爷到了。哎呀，侯爷，时间匆忙，略备了些薄酒家常，不成敬意啊。 <laughs> 周大人费心了，侯爷请上座。 开席，菜上齐了，就都下去吧。是。哎，程芳，你留下试酒吧。是，卑职为侯爷斟酒。这酒是李北的马上行，周大人有心了。我离家多年。 已经很久没有喝过了，侯爷客气。听闻三十多年前，李北王于新婚之夜收到战报，还未卸下婚服，就又翻身上马，阵前杀敌。临行前，王妃提壶倒酒，与王爷交杯同饮，此酒便因此得名。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多是横戈马上行。 这不过是边陲常态罢了。虽是场景，却也让人不禁喟叹。这酒还是上个月往李北押运军粮时，军中送过来的。我想着侯爷即将归乡，此州也没什么好东西招待，便只能借花献佛了。大人不必自谦。军粮筹备事宜繁杂，此次能在短短几日就封装完毕，皆因大人鼎力相助。 这是我该敬大人的，不，下官惶恐，愧不敢当啊！都是我的分内之事，哪里值得侯爷特地道谢啊？今年开春，磁州连续接济端州和黎北，为这此事，我也该谢谢你。既然是私家宴席，就不必拘礼。程峰先生也坐吧，多谢侯爷。 乘风先生是哪里人？先生不敢当。不过区区一个登州的山野村夫罢了。登州人才辈出，是个好地方。禁军里的谭台虎，原先也是登州守备军出身。他正是我的至交好友谭台龙的亲弟弟。他乡遇故旧。岑安，改日叫老虎与乘风先生见一见吧。乱世相逢，不容易。 你拿主意就是了。 <coughs> 我的不是，还未向同知敬酒。久仰同知大名，先生客气，快请坐，我们边喝边谈。我是大人座下的笔帖杂流，哪能与同知议事？先生莫要自谦，听闻当年边杀骑兵入境，谭台龙的作战策略都是先生拟定的。只可惜啊。 后来谭泰龙死在了沈卫手上，端州也不攻自破。中博兵败，以谭泰龙为首的主战派全军覆没。你说的对，谭泰龙死在沈卫手中太可惜，他是中博的好儿郎。凭借先生的才学，即便到了去都也能遇见伯乐，可是先生偏偏留在了慈州，我不明白。 同知自然不会明白，在同知眼中，这里既没有名利，也没有富贵。可是对于我等而言，中伯仍然有重振之机。 <laughs> 端州失去了守备营，有一群流匪称王称霸。先生说的重振之机，是指中伯六州还是磁州？磁州一面意图与去都继续苟且，一面又对李北有求必应。 做着这个墙头草，我确实不明白。你哪知磁州的不易？中伯兵败后，去都忙于内斗，我们屡次上奏，却无人回应。不错，磁州确实在去都与离北之间左右为难。可离北有难，磁州都是全力相助。同志，你说磁州是墙头草，未免诛心了。哎，乘风，先坐下，坐下说。先生说的是。 我知此州有难处，大人不肯放禁军通行，是忌惮去都日后的责难。可如今的局势已经崩塌，韩城谋害天子，太后把持朝政，策安与我离开去都，不是为了逃命，而是为了能够重拾残局。我早在去都时，就对中博流匪有所耳闻，我对二位想重振中博的决心很是佩服，然悍匪不除。 何谈重振？不若索性改弦易辙，把中伯的事情交给中伯自己解决。通知坦率，那我也直说，我确实是担心旭都日后追究罪责。磁州没有兵马在手，也没有巨谷支援，更没有李北这样的底气。通知这样劝我，我却无法拿磁州百姓的性命做赌注。兰州这样说。 不是在劝大人单打独斗，而是合作才能共谋长久。此州挨着东北两马道，眼下没能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守备军，只要大人肯容我的兵马来去无阻，那么在守备军成心以前，巡防大任，我这两万禁军可以代劳。敢问侯爷，李北如今反了，侯爷更是顶着弑君的罪名，东北两马道自然作废了。 决西十三城又岂敢再给李北铁骑筹备军粮？往后李北铁骑的军粮从此州出吗？ <laughs> 决西是决西，去都是去都，东北两马道不会作废。日后李北铁骑和禁军的军粮，定还是要过两马道。程峰先生，我们既然敢这么说，自然有办法。只要今夜周大人同意让禁军过境。 磁州日后就绝不是孤军奋战，如何？我自是信得过侯爷，可两位说，禁军过境以后便会剿匪，但若过境后背弃承诺，那磁州就要落入真正的绝地了。不急，我会孤身留在磁州。 直到禁军平息悍匪，若大人仍存忌惮，我们俘虏的韩进也可以交给大人。如此一来，即便我们日后反悔，大人也能以为保韩进不得不放禁军通行为借口，平息去都的怒火。这说起来，我今日入城的消息已经飞传去都，不论大人放不放我。 今夜以后，太后都会对慈州怀有忌惮。侯爷，同志，你们。周大人，勿要动怒。两位想要建立完整的慈州守备军，当务之急就是招兵买马。我恰好有一些积蓄，愿尽绵薄之力。所以，周大人，禁军能走了吗？这样，容我再考虑一下。 明日，定给侯爷和同知答复。呃，二位路上奔波，今夜便早些歇下吧。程峰，与我送侯爷和同知回房。是。如此，便有劳周大人了。 侯爷回来了，这槐花倒是开得不错，满院飘香。花香没闻出，一身酒气倒是闻得分明。先更衣吧。侯爷，让奴婢为您更衣。不必。 夜你喝的有些多了，过来点儿，靠着我，鞋都踢掉了，地上凉，来，踩我脚上。奴婢为大人将鞋。慢着，抬头，让我瞧瞧。 去备热水，同志吃醉了。是。看什么呢？他有我好看。 <laughs> 累了，一路奔波，眼下终于能让你好好休息几日了。这次多亏丁桃打听得快，掏出了孔岭曾是谭台龙旧部的消息。正因如此，雷长明不除。 他的心病救不出。况且雷长明早晚会打磁州粮仓的主意，只要把利害关系告诉孔令，他自会想办法劝说周贵。今夜我们说让禁军代替磁州的巡防，这里面有挟持的意思。暂时便罢了，长久了周贵肯定不会同意。嗯，你这是什么眼神？ 马上行，这酒是挺烈的，看你鬓角都渗出汗了，亲我一下。今日我可是依照你的叮嘱，半点都没欺负他们。 <laughs> 够不到，你俯下身来， <laughs> 这样呢？ 回事？不是让你在侯爷身边好生伺候吗？大人，得探听清楚才能对症下药，不是？侯爷身边站着的那是什么样的人物？我连衣角也不敢碰，人家两个情投意合，谁也不拿正眼看我呀！什什么？这这，程峰，你怎么也不提醒我一句？这。 这不就把人得罪狠了？我哪知？哎呀，行了，你下去吧。是是。程峰，昨夜的事你怎么想？这两个人确实难缠，但他们所言不假。如今江青山调任中博布政使一事，已不再那么肯定。 来日若是随便指派哪个世家官员过来，磁州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我也是这般想的，只是他们所说之事，答应的太快，担心他们会觉得磁州太好拿捏；答应的太慢，又担心他们耐心告罄，让磁州失去了可以重振的机会，实在难把握。 欲擒故纵未必能套住萧迟野，还是要趁我们手上还有他们想要的筹码，尽早下定决心。拖得太久，反倒对我们不利。我看萧迟野不拘小节，应该不是那样坐视不理的人。我们等一等，等一等去都的动静吧。唉，你是难得糊涂，竟把一州性命记在一个不拘小节上。 此事若不早下决断，拖到雷长明入境抢劫，我们不得不向禁军求助时，小池爷，怕就没有昨夜那么好说话了。哎呀，我犹豫不决，正是因为事关重大。程峰，你当自立为王真的那么简单吗？如今李北是反了，可这场仗哪里好打？李北不仅要顾及边沙突袭，还要警惕启东出兵。 到时候，李北自顾不暇，我们磁州又该如何？不仅要任人鱼肉，还要背负叛贼的名声。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再想全身而退，那是不可能了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昨夜急报，敦州的雷长明聚集四万流匪，往咱们磁州来了。啊？怎么这么多人？半年前。 他手下才有一万余人呐，怕什么来什么！快去请侯爷，就说昨夜的盟约，我们应了。是是。侯爷，同志，请先喝茶吧。我已让程峰去取地图了。不急。我与兰州对雷长明此人知之甚少，烦请周大人跟我们说说。 这雷长明早年是个镖师，他妹妹是端州守备军总指挥的妾室，还育有一子。雷长明与张妹妹过了段好日子，只是没几年，他妹妹便遭到厌弃。雷长明为还赌债，只得又出来走镖。一次走镖途中，他为保河州严氏的小公子严和如，豁出了命，得了严氏青眼。中伯兵败后。 他借着严氏的钱招兵买马，发动兵变，成了端州流匪匪首。侯爷，这是地图。啊，侯爷请看。半年前，雷长明在端州与敦州之间的洛山建立了土匪窝，当时手下共有一万四千余人。此次他带着四万人向磁州来，洛山肯定还要留下足够的兵马看守。 这么看来，他起码有六万兵马。这是启东两个郡的守备军人数。短短半年，他就聚集了这么多人，我们竟然丝毫没有察觉风声。侯爷，原先我思量着，雷长明手里不过万余人，围剿他不过是个把月的事情。但是他如今四万人马直奔磁州，仅凭禁军两万人，怕是危险。 不如，侯爷，通知，喝茶。大人与程峰先生不必惊慌，依我看，这封驿报也未必准确。通知何出此言？据驿报所言，并未亲眼见到雷长明的四万人马。仅凭造土痕迹就信了雷长明的话，这太过草率了。 我疑心雷长明知道禁军到了磁州，所以才打出了四万人的旗帜，就是想要我们先乱了阵脚。不错。况且他如果真有四万人，反倒更容易打了。持久战的消耗惊人，他比我们更加拮据。可他还有河州严氏的支撑啊！河州有直通绝西粮仓的河道，想要给他供应后续粮草是很简单的事情。大人糊涂了。 雷长明如果还有严氏在背后全力支撑，那他这么着急到磁州来要粮食干什么？他年前就已来过一次，时隔几个月再次到访，这不仅表明他很可能和严氏闹翻了，还表明他在洛山的牢底已经不够他吃了。洛山往东过了查士河就是边沙，边沙骑兵比他还会掠夺，他无依无靠，只能屡次来找磁州要粮。那他为何早不来晚不来？ 非要等到禁军也到了磁州再来，这分明对他有百害而无一利。因为韩进在禁军手中，雷昌明和严氏分道扬镳，想要继续占据山头当霸王，就得寻求新的帮助。他有兵，可他没有门路。正好此时策安带着禁军要通过磁州，他若是能够击败禁军，救出韩进，就能对去都上报功劳。 通过韩家，谋取中伯的武官职位，他倒是打了个好主意，想要摇身一变，成为正儿八经的朝官。难道全然不顾磁州百姓吗？这也只是猜测，还是要先与他交了手，才能摸得更加清楚。哎，也是，也是。这雷长明手底下大都是脱了户籍的三教九流，叫人防不胜防。 还请大人立即叫人封锁城门，切记，连狗洞也要堵起来。侯爷，这是要据城对峙吗？磁州的城墙老旧，恐怕抵挡不住雷长明的冲击。禁军不能入城死守，所以我会带领禁军从外部突围。承蒙先生，我跟你打个赌，雷长明绝技不敢对我的兵正面冲锋。可是侯爷，大人莫急，此次雷长明并未贸然行军。 而在磁州百里外安营扎寨。程峰先生，可愿随我去雷长明的营地与他谈谈，打探底细？任凭同志吩咐，我万死不辞。好，那就请周大人按策安方才说的安排下去。我与策安先行去城墙巡视，观察地形。 这城墙最近一次修葺，应该还是永仪年间的事情。周贵这几年着急解决磁州吃饭的问题，自然无暇顾及城中军防。与雷昌明这一战，你怎么想？晋军可以背靠磁州，但是不能退到城内。周贵想要离北的支援，策安又岂会不知？可若此时寻求离北支援，带回离北后。 铁骑军中又会如何看待他与禁军？那策安在李北，往后就再无出头的机会了。这场仗是他回家的第一仗，他必须自己打赢。策安，雷长明算是个能人，但决定他到底是个流匪还是个枭雄的人，是你。乱世出枭雄，我会带着霸王弓去的。 等回到李北，王爷就该发现你又长高了。爹，我要骑大马，骑大马！哎，你爹在地里忙活一天了，别闹。嗯，不嘛不嘛，我就要骑大马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来，你骑在爹肩上，咱们骑大马喽！哦，骑大马喽！爹真高，我长大了一定要比爹还高。上次见到，就已经比他高了。 小时候总觉得爹像棵参天大树，他把我放在肩头，骗我这样能摸到云彩。大哥也想坐在老爹的肩头，可他那个时候已经上学了，觉得自己身为兄长，要端庄稳重，从来没对老爹开过口，只是看着我做就会开心。 <laughs> 听说世子长得很像王妃呢，两三分吧。 只是没有我这么像老爹。老爹抱病退隐时，大哥才十几岁，猛然之间要在那些虎狼般的汉子里搏一条出路，太难。就是，看谁就是你怎么那么世子啊？就是，看谁有实力。咱们兄弟说的都是实话，就是，我看路上咱们那些重甲都能把他压趴了，是吗？就是。 他起初被人嘲笑最多的，就是不像老爹，没有足够健硕的体格。子安，我们做兄弟也很奇怪。我从小就羡慕大哥的稳重从容，总是会想，要是我早生几年就好了，那我就是大哥，就是世子，就能尽情的去驰骋。 不会离开离北半步。可是有一天，大哥负伤回到家，看我在院里拉弓射箭，他竟对朝晖说：“真羡慕阿野。”朝晖，看着阿野活得如此恣意，我是真的羡慕。世子身为长子，更是身不由己。我以为父亲和大哥都不会痛。 也不会倒。他们流血不流泪，直到大哥成婚那一天，他喝得烂醉。那么稳重的人，却小心翼翼的接过大嫂的手，像是已经预料到时候，对着大嫂红了眼眶。他把家人看作珍宝，他也会害怕。 我以前也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对大嫂红眼眶。现在我全明白了。兰州，子安，我在。 他们在营里好吃好喝倒是舒坦，咱们哥几个在这巡逻，甭说了，让大当家听到，你脑袋要不要了？大当家现在不正在款待那去都来的锦衣卫小美人吗？哪有功夫管我们？行了行了，咱们去那边看看。主子，你看，前面就是雷长明在城外的营地了。 此刻，公子和程峰先生应该已经进营帐了。嗯，把咱们的人点好，等待时机，随时准备上场。主子，人已经点齐了，时刻待命。不过，看雷长明这安营扎寨的架势，是要打持久战的。他把队伍拖得这么长，叫人根本看不出有多少兵马。我去沿途的镇子打探消息，都说他此次带的人确实有四万多。 他们路上把靠近磁州这片的流匪都吃掉了。他若是真的有那么多人，何必再继续招降纳叛？一支要打仗的队伍，最怕的就是临时填充，那会被迫打乱军事之间一直以来的配合。如此一来，虎狼之师也会变成乌合之众。我也是这么猜测的。他越是想要让别人知道他有四万人，实际上就越是心虚。主子，他是在怕我们。 他若是害怕，就不会来。他这是看咱们是去都出来的，想要吓唬我们吧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咱们禁军从前在去都人眼里就是一群废物，怕雷长明瞧不起咱们。丁航，把狼力给我。是，主子。雷长明轻敌。 那是咱们的优势，但我们自己若是也跟着轻敌，那就活该挨打。雷长明不是普通人，他在中国东南方能称一霸，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。老虎，六年前你从登州逃到了曲都，现如今我们重回中国。我问你，你还记不记得你带着兵马入户进军时我说过的话？卑职一刻都不敢忘。 犹未雪，家仇尚未报，不错。众金军都听着。兵临总东，号令。六年前边杀人屠戮中博，是李北铁骑和启东守备军打跑了他们。可中博在屠刀下受的耻辱洗净了吗？还记得当年去都里都是怎么传的吗？他们说宁为一条狗，不做中博狼。 此刻跟边沙骑兵再战的机会就在眼前，而雷长明就是阻挡我们血洗中国之耻的阻碍。你们说，我们能输吗？敢输吗？不能输。从这一仗开始，直至战死，咱们禁军都只能赢。过去别人怎么骂我们都行，现在不能。 我们要赢！要赢！要赢！要赢！要赢！该我们进食了。 怎可风轻懒？假意真心引来风月照肝胆。神州之下好作伴。往事千卷悲欢，梦外一声惊唤。无情世界谁比谁孤单？问到尽头竟会惧怕，这一生太短。 你只恨雨无端，我只学海无岸，绳连一线，一步步登攀。 骗我们！哈哈，乘风先生，人各有志啊。磁州与禁军已经是大当家的瓮中之鳖，我另寻新主也是情理之中。这位小公子，怎么一个人站在这儿淋雨？我的扇子弄脏了，沾上血了。这血点的还挺别致，这样，你这把送给我，我再给你做一把。 嗯，你你做什么？放开程防，关门放箭。此人有诈，周贵，万不可放他出城。 <laughs> 抓我，也得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